课文四，准备去旅游。水果、面包、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还带什么？手机、电脑、地图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。再多带几件衣服吧。我们是去旅游，不是搬家，还是少带一些吧。 生词：面包、带、地图、班。